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，第一百四十三集。洛涵认出来，手链上的石头正是他从虚空域带回来的空间兽内核，他惊讶的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为好。你这么快就做好了？ 这个并不急，你最近这么忙，没有必要做它的。你的事没有先后之分。林青霄将手链戴好，说：“这是个法器，因为空间兽的内核本来就蕴含法则，所以它对法则的亲和力极好，可容纳灵气，但是不会外泄，比寒冰针隐蔽的多。无论是摄阵还是单独使用都可以。我看材料合适。” 顺便在里面刻了空间阵法，能够储存法力和能量。风霜雨雪、云雾雷电，诸如此类都可。洛寒越听越震惊，蕴含天地法则，隐蔽小巧，还能储存天雷，这样的法器简直是贴合着他的需求完成的。洛寒没什么可说的，对林清霄钦佩非常。谢谢，你太厉害了。林清霄不在意道。 举手之劳罢了，是你的材料好。洛寒默默摇头，虽然空间兽的内核非常难得，可是他对自己十分有数。如果不是林清霄他根本无法发挥内核的最大功效。他只会将内核里面的能量吸收。洛寒想到被他浪费的那些内核，心脏又开始抽痛。洛寒本意只是告诉林清霄自己成功了。 顺便把星光石送他当礼物，回报他这些天的帮助。结果回报没达成，还反而拿回来一件更贵的。这样一来，洛寒越发想赶快为他做些什么，就算不能帮忙，好歹帮他分担些压力。他做不下去了，立刻告辞，回去鼓捣星光石。他就不信做不出来品相更好的。洛寒像一阵风般匆匆而来，又匆匆而去。 林青霄轻叹了口气，起身朝另一个帐篷走去。他进门后，里面的人见了他，纷纷起哄：“哟，你不是说剩下的不是正事吗？怎么又来了？”林青霄知道这群人一定会打趣个够本，索性也不理会他们，等他们闹够了才说：“洛涵成功了，果然造出了星光石。”众人一听，都收敛起玩闹之心，不知不觉打起了精神。此话当真？ 竟然真的能人为造出星光石，林青霄将星光石拿出给众人示意，自然是真的。周围坐得近的人凑过来看，这块星光石虽然个头不大，颜色也不够通透，可确实是星光石无疑。两边的人啧啧称奇。世界之大，无奇不有啊！我先前只当你们是异想天开，没想到竟然真的成功了。 有人想接过来细看，被林青霄躲开，一转手就将星光石收回盒子。其他人看到不满的叫唤：“哎，我还没看到呢，你怎么就收起来了？”林青霄整了整衣袖，因为有人靠近，他毫不避讳的往后挪，和周围人重新拉开距离。知道成功就行了，不必细看。至于触碰，更是想都不要想。 众人已经和林青霄共事五百年，都知道他的脾性，所以并不放在心上。军中无人不知，林主将能力大，奇奇怪怪的讲究也大，比如不喜欢和人接触，不喜欢被别人碰到自己东西，不喜欢废话。最开始他们还觉得麻烦，现在早就习惯了。既然人造星光石已经证明可行，那么接下来的一些部署也可以提前安排了。 星光石这件小插曲过后，众人很快严肃了神情，商讨接下来的战略安排。荣成虽然是相石的领导，可是仙族的数量远远大于神的数量，荣成一个人不能周全所有，他更多的还是充当精神领袖，十事实权都落到仙族身上。到如今，众人已经习惯这种格局，商议大事时，荣成在最好，不在其实也不影响什么。 苏宗室说道：“荣成神已经许久没回来了，西北战线竟如此艰难吗？莫非魔族都移动到西北了？”另一个将领回答：“并非魔族移动，而是连山那边不安稳。听石猴说，连山区的那两位神似乎有什么摩擦，互不服气，下面人也跟着打擂台。” 他们精力全放在内斗上，对战事当然分不出多少心思。而且他们彼此都怕对方暗算，所以打仗时并不肯出力。魔族每次冲锋，压力全在我们这边，难怪荣成神分不了身。如今大概分五个战区，每个战区各自有仙魔双方的神坐镇。像是西北战线和连山相邻，本来大家说好两方各出五万人马，共同镇守西北战线。 但是现在连山内讧，在防守上不出力，抵抗魔族的压力全落在相石这边。相石已经有很多人颇有微词。战争这么大的事儿，前线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死去，后方每天都有许多家庭家破人亡。前线军队一举一动都牵连着无数人命，情况都已经这么危急，竟然还有人耽于义气之争，不顾人命。 连山不顾他们自己人死活就罢了，向石好端端的兄弟，凭什么要被他们连累着殒命呢？向石上上下下，无论高级军官还是低级士兵，所有人都非常不满。阵前扰乱人心，当斩。可那是两位神，他们能说什么呢？众人说了很多，最终还是不敢把话落在神的身上，只能愤愤闭嘴。 林青霄听着他们敢怒不敢言，不期然想到日后诸神陨落，心中颇感世事无常。谁能知道，如今行事无忌、如日中天的神，会落得全员陨灭的结局呢？盛极必衰，合久必分，莫不然也。桌案上放着一大堆原料，洛寒坐在岸边，双手蓄力，手心中慢慢发出金色的光芒。 旁观者察觉不到变化，可是西恒能感觉到原料上的时间正在飞速流逝着。一千年，两千年，一万，两万，三万，时间继续飞快流逝，西恒都惊了，意外地看了洛寒一眼。他以为洛寒的极限是三万，稳定值在两万，但是没想到竟然还不止。 原料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，这回就算是普通人也能明明白白地看到，原料在压力和重力的双重作用下，体积越来越小，颜色越来越浅，最后变成秀丽剔透的蔚蓝色，年份足足停留在五万五千年。洛寒收手，五颗亮晶晶的星光石落在桌子上，他如今使用法则越发娴熟。 为了方便后面镶嵌，他干脆将晶石做成标准的六边形，省得后续还要打磨。战场上一分时间就是一条人命，能省则省。营帐里，助手们惊叹、大呼小叫的上前观看成品。他们只知道星光石珍贵，一把镶嵌了星光石的武器远比人命值钱。如今却能看到名贵宝石在他们眼前成型，这其中的惊喜远非语言能形容。 五万年的晶石对于仙界来说不算长，可是对战场这种消耗大、需求也大的地方来说，能稳定供给年限五万、性能均匀的晶石，实在是不可想象的好事儿。而这种晶石造价还非常便宜，不必受地域矿脉局限，唯一的条件就是需要一个洛寒这样的神。当初贺虚看到下面人呈现的星光石时，惊讶的都说不出话来。 他当时只是抱着让洛寒打发时间的念头，谁能知道还真的成了？西恒也缓慢地鼓掌，做得好，一次性操纵五万五千年的时间，同时还配合着压力改变，途中没有一次失误。要不是我亲眼所见，我也不会相信这些事情出自一个只学了四年的幼崽之手。洛寒正在活动自己的手腕。 高度凝神这么久，无论精神还是手臂都累得很。洛寒听到西恒的话，无奈说：“我已经成年了，不要叫我幼崽。”都纠正他多少遍了，总是不肯改。果然，洛寒说完后，西恒毫无在意之色，一看就没上心。他抬了下手指，一颗星光石从桌案上飞起，悬在西恒面前。西恒仔细的看了看，稀奇道。 你最近为什么突然这样用功？法术一次接着一次，几乎没有休息的时候。以前也没见你这么勤快。洛寒放下手，正打算再来一次，听到西恒的话，他的手顿了下。他急着练习法则，一方面是为了回家，但更重要的是为了杀魔神。短时间内没法积累法则之力，那就只能从技巧经验上入手。 他和魔神比拼积累是万万比不过的，他只能以己之长，攻彼之弱，借法则取胜。他只停顿了一下，就又恢复自然，不紧不慢地取出新的材料。听林清霄说，最近前线压力越来越大，而武器的供应远远跟不上需求。我别的忙帮不上，这种小事能做一点是一点。西恒心里嫌弃，这是小事儿，好的不学。 坏毛病倒一根一个准，学什么不好，非学林青霄瞎谦虚。西恒摇摇头，他将星光石把玩一会儿，远远扔回放晶石的盒子，问：“他还跟你说这些？”洛寒动作一顿，如实叹气：“不说，是我猜的。”西恒当即笑了一声，了然道：“我就说嘛，他怎么会和你说这些？”洛寒和西恒点到为止。 谁都没有再谈战局的事情。他们两人明面上还是中立，可是洛寒在给向氏部队提供武器，西恒指点他时空术，这样还算不算中立呢？谁都没有深究，他们故意不问事实。然而他们不动，战争的浪潮却迅猛又猝不及防地席卷到他们身上。 连山二神浩英和利禄相互推诿，延误战机，西北前线受到重创。荣成神在守卫战中受伤。贺胥听到消息，吓了一跳，当即就收拾行装，亲自赴往西北战线。洛寒和西恒都知道大事不好了。神没有轻伤重伤之分，神躯受伤本身就已经是一个非常不妙的兆头了。贺虚离开营地后。 向石后方无神镇守，魔神立刻带了人对营地展开猛烈的进攻。向石两面开战，前后夹击，立马陷入孤立无援的状态中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集更精彩。